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最初怎么选中了厨师这个行业？我最初选择学厨师，想法很简单，人走到哪里都得吃饭，干这一行肯定饿不着。 后来怎么就做到了五星级酒店的精菜主厨呢？进了饭店，从做小工、刷盘子开始，我越干越觉得厨师这一行实在是个让人痴迷又魅力无穷的行业。我们都知道颠大勺、刀工都是厨师的看家本领。您学艺过程中最头疼的是什么呢？记得刚学会做菜那会儿，我是吃到哪儿挑到哪儿，每吃一道菜都要评头论足，油放少了，盐放多了。 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同样的调料，不同的人会炒出不同的味儿，就是中餐的精髓。我学做饭那时候，最伤脑筋的就是菜谱上“少许”这俩字，老是分寸把握不好。把这两个字琢磨透了，就可以出师了。自从您学厨师之后，过年过节，您家的聚餐就成了您露一手的机会了吧？说到这儿，我就会想起奶油菜花这道菜，给我的教训太深了。 能讲给我们听听吗？二零零三年春节，我在学校练了一年的基本功，急于给大伙儿露一手，自告奋勇要给大家来个奶油菜花。这道菜我没做过，听老师在课堂上提过，觉得没什么难的。结果我进了厨房，一看那一堆菜花和黄油，就傻眼了。最后愣是做出一锅大乱炖。菜端上桌，我觉得太丢人了，简直无地自容。 亲戚朋友倒是非常捧场，把那道菜吃了个精光。大伙儿肯定能原谅您。那时候您还是个刚入学一年的学生吗？八年以后，我把家里的亲戚朋友召集到一块儿，来了场雪耻之战。我当时放下豪言，让大家随便点，想吃什么点什么。他们能想得出的，我都能做。几个小时倒腾出来的十几道菜，当然也得到了大伙的一致称赞。 您心里特别美吧？那就不用说了。六，男的为什么选择做厨师？七，为什么男的能做到五星级酒店的精菜主厨？ 八、关于中餐，下列哪项正确？九、关于奶油菜花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八年以后，男的做了件什么事？